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、晋江文学城授权、尹轩剧社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拯救美强惨男二》，作者九月流火。第五十四集，最前方的百人队列回身，握着剑对同门抱拳，阵前送别，千言万语都在不言说。 这时候，天边云层涌动，阵阵金光刺破尘霭而来，天宫的人到了。非洲上突然传来几道明亮的动光，转眼间，天宫特使队伍就落在问天门前。林显宏站在最前方迎上去，对着来人拱手：“啊，古星星君，天宇星君，林家主。” 古行星君和天宇星君同样对林显红拱手回礼，他们几人寒暄了片刻。古行星君含着笑说：“家主，我等有军务在身，不方便和家主多寒暄。不知中山的出战队伍可准备好了？你整装待发，随时听命。”林显红说着，伸手比向他身后的林清霄、林崇玉二人：“这是我的两个儿子。” 亦在此次队伍之中，他们俩年纪尚轻，没有经历过多少实战，若是有冒失之处，还请两位星君多多担待。哪里，虎父无犬子，两位公子俱是人中龙凤。古行星君客套完，视线自然落在林显宏身后。古行星君微微顿了一下，破天荒多问了一句：“这两位？” 哪位是一千岁德正天仙的奇才？古行星君的话说完后，林家这边的气氛有片刻的凝固，因为两者都是，只不过林重玉借助了林青霄的龙丹，而当初素一方大肆宣扬用的是林重玉的名字。但是如今当着众多天宫官员、中山长老和所有弟子的面林重玉实在不好意思应声。 短暂的凝滞后，林青霄上前一步，抱拳道：“星君谬赞，是我。”古行星君一早就注意到林青霄了。此刻太阳尚未升起，非洲上更是云雾缭绕，视线并不好。但饶是如此，他们几人一出船舱，就一齐注意到了林青霄。林青霄实在好看的有些瞩目，晨风阵阵，他的衣袂翻飞。 站在庄严古朴的问天门前，竟有一种玄威之感。林青霄应话后，古行星君借机打量了林青霄好几眼，越看越觉得长得真好。他又和林显红说了些场面话，其中夹杂着对林青霄的称赞。这次显而易见，真心很多。林显红有些尴尬，赶快结束了这个话题。林显红重新介绍了林崇玉，特意点出说。 啊，这是我的长子重玉，这次中山之行由他带队。古行星君淡淡点头，并没有往心里去。到现在场面话说的差不多了，终于回到正题上。林显宏对着古行星君拱手说：“战机不可延误，我不便远送，就在此和诸位告别了。等回来时，我为诸位设宴。” 到时还请两位星君赏脸，我们不醉不归。古行星君和天宇星君都笑着应下。啊，多谢家主，家主不必远送，我们这就走了。古行星君说完，收敛起神色，望向后面的方队。我乃古行，是这次的领将。出了问天门，你们就不再是中山子弟，而是我手下的兵。你们准备好了吗？ 众人齐声应和，连林清霄和林重玉都归队，抱拳说：“谨遵星君之命。”好。古行星君长袖一挥，顿时一道云桥出现在问天门和非洲之间。启程！是是。众人按列依次上船，动作迅速，神色坚定，没有一个人回头望过。林显红站在问天门前。 看着云桥关闭，一百个熟悉的脸庞整整齐齐站在甲板上，心中感慨万千。他抬手对着甲板上的弟子、他的儿子、亲族送别说：“保重，祝安，本座等着你们平安归来。”回应他的是一阵整齐有力的金属碰撞声。在场这一百人已经做战士装扮，手里都握着剑。 他们执剑回礼，声音铿锵有力。弟子领命，必不负中山之命。古行星君没有留给他们太多时间，很快非洲升起，渐渐离问天门远去。很快，中山的轮廓就消失在云雾中。古行星君例行对他们训了话，就放他们各自去找自己的住处，回屋休整。希尔米海在天界边缘。 已经离银河不远，即便是天宫的军用飞舟，路上也要走一个月。接下来会有一场硬仗，现在养精蓄锐才是最重要的。洛寒拿到自己的房门令牌，然后按照号码去寻找自己的宿舍。接下来这一个月，他就要在这个地方度过了。今天出征，洛寒不方便带木离，只能围了面纱。 但是顶着面纱在军舰上晃来晃去不太好，所以洛寒打算这段时间能不出门，还是尽量不出门了。非洲上房间的安排也充满了龙族特色，是完全按照名次排布的。洛寒吊车尾，房间在很靠后的地方，和林清霄的房间大概隔了半条船。仙界实力之上，倒是不怎么避讳男女。 房间并没有分出男宿舍区和女宿舍区，完全按名次顺次排列。洛寒拿着自己的令牌号码找到对应的房间后，发现竟然是单人的，里面的空间不能和中山的住所比，可是也并不逼仄，布置雅致，功能齐全。哇天宫真是有钱啊！ 洛涵一边感叹，一边情不自禁的躺到床上。今天要出征，洛涵早早就起床到问天门前等待了。他们在广场上站了那么久，之后又折腾上船，领取非洲令牌，寻找房间，做了这么多事情，其实现在天还没亮，真不是人干的事情。洛涵躺在床上，本来想着稍微休息一下，结果很轻松就睡了过去。 非洲就算飞得再稳，遇到气流也不可避免会颠簸。洛涵这一觉睡得并不安稳，迷迷糊糊间，他听到了敲门声。洛涵一下子被惊醒，他赶快坐起来，脑子还跟不上身体的动作。此时屋里安安静静的，洛涵一时恍惚，有些怀疑到底是真的有敲门声，还是他在做梦。 这时，门口又传来均匀的、有节奏的扣扣声。洛涵确定了，并不是他做梦，是真的有人在敲门。洛涵整衣下床，试探地打开一条缝。门缝中出现一片洁白的衣角，来人站在门后，轻声说：“是我，是林清霄的声音。”洛涵这次放了心，大大方方开了门。 林青霄看到他有些杂乱的头发，立即避开眼睛。刚才在睡觉。嗯。真的能睡，竟然睡到了现在。林青霄也不知道该无奈还是该尴尬，他轻轻咳了一声，退到走廊上，眼睛虚虚看着门框。 <clears throat> 你先整理一下，我在外面等你。记得弹幕里。洛寒点头，顺着他的话音关门。 整理头发。过了一会儿，洛涵的脑子终于恢复工作，慢慢觉出些不对劲儿来。不对啊，不是说前三天自由活动吗？我为什么要出去啊？洛涵戴着面纱，磨磨蹭蹭的走到走廊外，浑身上下都透露着不愿意。林青霄等在闲窗前，正背着手看窗外的云雾。此刻太阳已经升起来了。 阳光洒在云层之上，出奇的耀眼。林清霄一身白衣被照耀的几乎发光。他听到脚步声，无需回头就知道是洛寒来了。他回头看到洛寒，眉梢细微的皱了一下。他没有戴木离，而是戴了面纱。面纱不像木离那样瞩目，行动也方便一些，可是却没法完全遮挡住面容。 此刻，洛寒的一双眼睛就暴露在外，虽然看不清脸，但是这一双眼睛已经足以让人过目不忘。林青霄有些不放心，问：“怎么没带木里哎呀，在船上不方便，而且太惹人注意了。”“对了，你叫我来有什么事啊？”林青霄心想，洛寒露出自己的眼睛，可远比带木里惹人注意多了。 但这既然是洛寒的决定，林清宵没有干涉，而是略过这个话题。希尔米海的地图，你记住了吗？我们还有这个任务吗？洛寒陷入短暂的失忆，他谨慎的、小心翼翼的摇头。呃，还没，要考吗？这不是古星星君布置的任务。林清宵说完，都不等洛寒松口气，就又接着说道：“但是为了安全。” 你最好多了解一些。洛寒点头，知道这样做是为了他好。大家一起出任务，记清楚地图，既是对自己负责，也是对队友负责。现在有学霸把现成的考试重点划给他看，洛寒没道理不听啊。好啊，哪里有地图？林青霄后退一步，示意洛寒跟着他来，去藏书室。天宫这艘非洲是军用的。 船舱中的设备明显能看出这一点。非洲上没有娱乐室、用膳厅等地，反而修炼室、训练室有很多。非洲共有三层，洛涵连路都没记住，林清霄已经能准确地在船舱中穿行。非洲上也配备了藏书室，但是里面的书籍不算多，大部分都和兵法、地理有关，而且看座椅摆设，恐怕这里的访客并不多。 不过这正好方便了林青霄。林青霄让洛涵坐下，随后从自己的储物空间中取出早就标记好的地图，逐条逐项的给洛涵讲各个地方的具体地形，要注意哪些厉害之处。洛涵听到，赶紧在自己的天道面板中做标记。地图讲了一半，林青霄看时间差不多了，就让他自己记忆，剩下的明天再来。 洛寒下意识点头，他坐在桌子前看地图，林清霄就坐在对面，从藏书室拿了本兵书看。洛寒好容易把地名记了个眼熟，一抬头发现林清霄书都翻过去大半了，洛寒惊讶：“你看这么快？”林清霄手指点了点身旁的书，说：“已经是另一本了。”变态的世界真的没法理解。 洛寒瘫在椅子上休息，他眼睛扫过桌子上的巨幅地图，又扫过桌角整整齐齐一叠书卷名册，莫名觉得不太对劲儿。这些是从哪儿来的？你出门还准备这些？顺便带的，免得你路上没事可干。洛寒欲言又止，特别想说他和林清霄不一样，林清霄自己变态就算了，麻烦放过身边的人好吗？谁没事可干了？ 这是污蔑！洛寒又瘫了一会儿，忍不住挠头。我怎么觉得以前没这么多书呢？各位小耳朵，本集已播讲完毕，动动手指，点点订阅和分享，下集更精彩哦！